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钱打到嚟，钱钱钱翻晒埋嚟。沈大师、沈振營高辉、小兵。OK，咁啊，又翻嚟呢个钱钱钱打到嚟啦，小兵。你好啊，高辉喺边啊？